这些是香港媒体或者说是有些政治人物，嗯，没有很好的看我的那个讲话的全文，没有很好的理解我，把我这个歪曲成好像我要主导在香港实行呃这个国家安全法，这是不准确的。呃，杂志我不能说它呃一定在曲解，它可能没有很好的准确的表达我的意思。我是当时就是在两会期间他们采访我的，我大概举了三四种方案。 都是选择性的，并不是说我要赞成哪一个，我要主张哪一个，不是这样的。我是在引述学习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时候讲的这个话。对于几些的建议，你你怎么看？呃，会不会也有呃违反基本上这些呢？我不认为这么简单的做个结论。这个这个问题要全面的看。香港自己不去检查为什么，迟迟不能够二十三条立法，反倒对内地学者的。

这些是香港媒体，或者说是有些政治人物，嗯，没有很好的看我的那个讲话的全文，没有很好的理解我，把我这个歪曲成好像我要主导在香港实行呃这个国家安全法，这是不准确的。呃，杂志我不能说它呃一定在曲解，它可能没有很好的准确的表达我的意思。我是当时就是在两会期间他们采访我的，我大概举了三四种方案。 都是选择性的，并不是说我要赞成哪一个，我要主张哪一个，不是这样的。我是在引述、学习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时候讲的这个话。对于几些的建议，你你怎么看？呃，会不会也有呃违反基本上这些呢？我不认为这么简单的做个结论。这个这个问题要全面的看。香港自己不去检查为什么，迟迟不能够二十三条立法，反倒对内地学者的。

內地國安國安法喺香港應用呢個本身同呢個我覺得同基本法嗰個規定有啲唔符合喎。這是香港媒體或者說是有些政治人物，嗯，有很好的看我的那個講話的全文，把我这個歪曲成好像我要主导在香港施行誒这個國家安全法。